七点四十五分了，这句话对于田森来说，比任何技能都有杀伤力。无论再怎么不甘心，此时的田森也不得不退出游戏。毕竟他是黄蜂的队长，黄蜂的王牌，是肩负着这支战队的人。他的责任心完全不允许他真因为任何理由错过黄蜂的正式比赛。田森的驱魔师终于不动了。 这是战斗中强行下线会带来的现象，无人操作延迟在线的角色势必任人宰割，放在此时也依然是 BOSS 最为仇恨的目标。赢者都是阿里安继续执着的朝着田森的驱魔师杀来，而这似乎正是叶修他们想要的结果，杀掉田森的驱魔师开始洗牌仇恨，连田森这样的全明星选手都被洗了。 黄蜂战队其他玩家被洗一遍，似乎并不是什么高难度的事儿。隐者斗士阿里安仿佛一道利剑，一个云身直接切到了田森驱魔师的身边，一拳挥出，拳背上安装的利爪已经深深的刺入了田森驱魔师的腹部。结果就在这时，黄蜂工会的玩家突然闪出一个扇面的攻击阵型。 不顾一切的丢出所有技能，朝着隐者斗士阿里安轰了过来。田森是不得不下线了，但是田森的离开或许将会产生一个机会，所以在田森在下线前，还是专门交代了这一点。此时此刻，黄蜂的玩家真的无比佩服他们的队长，他们的大神，机会果断出现了。 哈哈哈！失算了吧！黄蜂的玩家肆意张扬的狂笑着，这只差一口气就能拿下的 BOSS 可把他们憋坏了。自从君莫笑介入 BOSS 争夺战后，黄蜂工会就从以前时不时还能落个三瓜两枣，彻底沦为了看客。和任何一家工会一样，黄蜂无比痛恨君莫笑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搅局者。 最近，田森大神来工会指导工作，让工会在 BOSS 争夺战中收获颇丰。虽然作为俱乐部的好员工，会长大人也很担心大神如此分心网游，是不是会影响到战队的成绩？但是在看到田森说起战队成绩时的那一抹苦笑，倒也知道田森的用意了。本赛季的黄蜂已经没机会有太大的作为，了。此时的后退。 也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趁着本次游戏更新，多来网游里忙一忙，囤些高级材料，或许就能博得一次翻身的机会。对于没有彪悍财力的战队，只能是靠这样的辛苦的点滴来积蓄实力了。连续的几战都颇为顺利，直至这次 BOSS，久位在网游里遇到过的星星战队的一形角色突然齐齐亮相。 这让黄蜂会长心头顿时就是一层阴影，即便此时他们阵中有全明星级别的大神坐镇。果不其然，君莫笑一行的捣乱，连田森最终都被限制住了，硬生生拖到了最后，他不得不离开。还好，利用自己的离开，田森找到了一个转折点，人虽不在。 但这次 BOSS 的拼抢，到底还是黄蜂取得了胜利。黄蜂玩家肆意嘲弄着星星一行人最终的功亏一篑，可是仔细一留意，却发现星星的一干角色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原本的位置，而且每个角色的视线也根本没有朝这边望。君莫笑更是干脆背对着他们，其他角色视角基本都是朝着君莫笑。 显然是在听他说着什么，有黄蜂玩家好奇的凑了过去，也没有被这些人阻拦，跟着就听到了君莫笑正在进行的训话。还是大意了，田森丢在空中的那个飞火流星驱魔符，有人注意到了吗？叶修说。一片沉默。如果只是一个人没有注意到，还情有可原，但我们是一个团队。 以互相协作的方式，对战局的了解应该是全面性的，没有死角的。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做的还不够。大家需要有一种互补的意识，需要在任何时候都留意身边队友的死角，填补这些死角，让最终的整体达到一种无死角的状态。雄心诸人现在都非菜鸟了，自然明白叶修话里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的解释。 只需要把这当成一种习惯去培养。好了，天色也下了。君莫笑说到这儿的时候，这才转过视角，随意瞥了一下这边一堆还在为了击杀 BOSS 而兴奋的黄蜂玩家，而后接着说道：“这个时间也不可能有任何职业选手出现在这儿。今天的集训就这样吧。”集训，什么意思？什么名堂？ 听了星星这边对话的黄蜂玩家各种茫然，但是从君莫笑说话的口气中，他们至少可以明白一件事：星星此时在意的似乎并不是 BOSS 归属，对于方才和田森的交手，他们似乎更加重视一下。不愧是田森大神，给了星星这帮土鳖无与伦比的对战经验吧？黄蜂玩家非常自豪的想着。 但是下一秒，却一下子怔住。对战经验，集训，不是吧？望着离开的星星角色的背影，这玩家觉得他好像想到了什么。星星的这帮家伙是专门找这些杀入网游的职业选手来练手的吗？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集训吗？为了探求真相，这位玩家再次追了上去。 不过，因为耐力分配技巧方面的问题，他没能追太久，但总算又断断续续听来了一点星星几人的对话。其实，刚才还是可以试着把 BOSS 拿下的嘛。这样的场面继续应对也有困难，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练习。不知何人说，没必要，那又要花费不少时间。我们现在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更有针对性的训练上。 君莫笑的声音，又去看比赛上理论课吗？当然，这些都是活体教材，当然应该好好利用。哎，怎么说也是比赛日，给看看现场直播吧。嗯，也好，看现场直播的话，也正好现场让大家来分析一下场面和状况。不是吧？众人齐声。至此。 黄蜂玩家用光了耐力，眼看着星星众角色走远消失。星星战队是在拿进网游帮工会抢材料的职业选手当练习对象。黄蜂玩家觉得自己发现了了不起的事儿，赶紧跑去向会长汇报。果然，会长也是吃了一惊。可是吃完惊呢，又能怎么样呢？ 难道让所有的职业选手为了不被星星战队练手，通通不要来抢 BOSS 吗？嗯，其他工会别来职业选手的话，还是很欢迎的。咱们黄蜂，真希望田森大神永远都在呀！田森大神此时终于来到了比赛场，距离比赛正式开始已经只剩一分钟。下次尽量早点。 知道田森的去意，此时也看到他并没有因此耽误正式比赛。经理先前急得跟什么似的，此时看到田森后，却只是如此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田森感动，他知道这里面包含的是相当的信任。他用力点了点头，擦身就准备上台。哎，boss 抢到了吗？擦身而过的一瞬间。 经理却又问了他这么一个问题。我，不知道。田森很遗憾，这个问题他居然回答不了。下线后他就飞奔赶来，网游那边的战斗经过这十五分钟，相信肯定已经结束，但究竟结果如何，他却也无法知道。好好比赛。经理发现自己这一问。 让即将上场比赛的田森有些失神，顿时也有点后悔。事实上，他没有想到田森会是这样的答案。看到这家伙为此不惜拖到最后一分钟才出现，经理觉得肯定是有一个十拿九稳的答案了，结果却是一个不知道。这田森在网游里抢 BOSS，居然也如此不易吗？ 不用上台比赛的经理倒是挺有空的，专门给工会那边又挂了个电话，得知工会最终拿到了 BOSS，当然是值得高兴。但是随即就又听到了星星战队在这一战中的表现，拿田森来练兵，经理一怔，大概确实是这样。会长说：“这。” 这又算怎么一回事啊？经理都茫然了，星星实在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八点整，荣耀职业联赛第十赛季第二十三轮比赛在二十支队伍之间开始捉对厮杀。叶修说的没错，此时此刻不会有任何职业选手出现在网游中，星星的集训。 在这种情况是不会进行的，但在比赛结束后不久，叶修他们就已经收到网游里来的消息，有职业选手开始冒泡了。经过这段时间整理，各大职业选手在网游里用的都是什么马甲，有心人都可以整理出来了。看着眼下情报送来的名字，刚刚还都在比赛场上或赢或输。 而此时，却都带着不同情绪钻入了网游。这或许是一种新的发泄手段。赢得漂亮的，或许有多余的精力，还需要放一下；输得落魄的，或许需要在网游里出出这口怨气。网游是越是热闹，那就是越是兴心集训的好时候。现在，不少职业选手都已经网游中蓄势待发了，但是。 战场呢？新消息很快传来，列平群山，影子军师沙寒刷新。七十五级大 BOSS，迄今为止还远没被玩家研究透。每次光是为了应付 BOSS，就会产生无数死伤的顶尖难度 NPC。而现在，他也将面对一个艰难的时刻，他将面对来自荣耀真正顶尖团体的挑战。 不过好在，这个团体一点都不团结。